课文二，再看照片。上次我们参加骑马比赛的照片，我选了几张洗出来了。快给我看看，骑得最快的这位是谁？你没看出来吗？他是小刚啊。怎么看上去跟现在不太一样？他上班穿西服衬衫，比赛的时候穿的是运动服。 他今天穿蓝西服，看上去像四十多岁，还是穿运动服让他更年轻。生词：马、张、魏、蓝。